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好好说话听起来是件简单的事情，实际却不一定。这是一种能力，一种智慧，一种修养。好好说话。 不是指爱说话、风趣幽默，能讲出很深刻、很有独到见解和哲理的话，而是说不要信口开河、胡言乱语，在激动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说话要分清场合、对象，注意说话的方法方式。作为一名警察，好好说话尤其重要。有一回，我调解两个人的矛盾。 其中一人不满，大怒起来：“你们这些警察是白吃饭的吗？我一年交那么多税，养你们是白养了，一点用也没有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愤怒、厌恶，又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。这时，有个平时话不多的老民警听不下去了，站到他面前，一字一句、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如果没有警察日夜防范小偷、强盗。” 没有警察对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，你的企业、你的家能够平平安安、好好发展吗？那个人用舌头舔了舔嘴唇，服气地低下了头。这个老民警就是个会说话的人，他听了那些话，情绪一定也很激动。可是他没有暴跳如雷，也不是无言以对，而是将自己工作的崇高价值。 真真切切的告诉对方，让对方冷静下来。十一，根据本文，好好说话指的是什么？十二，文章中的“养你们是白养了”是什么意思？ 十三，为什么说那位老警察是会说话的人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这是一个有关母亲的故事。 发生在犯人与母亲之间。探望关在监狱的儿子的日子到了，一位来自大山深处的老母亲，先后乘坐马车、汽车和火车来探望服刑的儿子。老母亲从包袱里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瓜子，瓜子已经炒熟，老母亲全嗑好了，没有皮，白花花、密密麻麻的。 儿子接过瓜子仁儿，手开始颤抖。他知道山里穷，路途又远，母亲一定是卖掉了鸡蛋，还要节省许多开支，才能攒够路费来看自己。来之前的那段日子，母亲肯定是白天在田里忙碌，晚上在灯下嗑瓜子，嗑好的瓜子放在一起，一点点增多，自己一粒也舍不得吃。 这堆瓜子，不知道母亲嗑亮了多少个夜晚。母亲没有说话，只是用衣袖擦着眼泪。儿子低着头，满心愧疚。作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，他却不能。在所有探监人当中，母亲衣着最为破烂。 那一颗颗瓜子包含着千言万语。儿子扑通一声给母亲跪下，他忏悔了。一次，一位新婚不久的朋友向我抱怨自己的母亲，说他没文化，思想不开通，说他什么也干不了，还爱唠叨。于是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。听完，他泪眼朦胧，很久。 没有说话。十四，这个犯人的母亲是怎么来到监狱的？十五，母亲给儿子带来了什么？ 十六，这个犯人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十七，我为什么要给朋友讲这个故事？